进来过。古是曰：“雨登大道，必正其身，敬其心。水坑要是看到外人进来，一定会告诉我。 是谁放这儿的？晋江文学城 p r i s e 的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六爻广播剧，第一季，第十四话，双刃。 剑柄和剑身上刻的这些，到底是什么符咒？这么复杂，这种感觉是……好冷，这把剑是活的？不可能！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 有一种可能，这把剑周围有暗符。李云说过，符咒分为明符和暗符，暗符就厉害多了。水与气，甚至心念都能成符咒。以前有一个魔修大能，是符咒高手，能在人的三魂七魄上刻录看不见的暗符。他在很多人的魂魄上落下了暗符，让这些人生生世世都无法摆脱他的驱使。 明君肯定也有这样的手段。北冥君的暗符也不算纯粹，与其说是符咒术，更像是魔道魂修的手段。世间懂符咒的不少，但能在剑身周遭加暗符的能有几个？这到底是谁的剑？对了！我跟你们说，但凡是名剑，这剑身上都会刻有剑名。 以彰显它的主人或出处。这是把好剑，肯定有剑名。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茶盘下面压着什么东西？双刃物归原主，万不能擅自动用，切记。 方刃，物归原主，什么意思？上面还沾着血，窗边也有血迹。看来那人是从后窗走的，水坑一直在前院，所以没发现。 不要告诉大师兄。算了，那人未必是好意。我先自己去找找。 经这么黑了。对了，铜钱，像这样，将真元灌注在双目上，你再睁眼看看周围。哇，看得比白天还清楚，感觉周围的景象都活了。嗯，这样的话，夜里出行或是找东西，也许会方便许多。 路上都是血迹，来这人没受致命伤，还挺能跑。血迹没了，难不成跳海了？ 这么多蒙面人，活人鸟，小千，你看，这就是活人鸟。这种鸟有一人多高，哎呦，那两个翅膀展开，比水坑那对大翅膀还要大几分呢。为什么叫活人鸟？因为它是专门用来探查生人气息的，加上会飞，比灵犬好用多了。 定跑不掉。李云的这些药水，这些药水你拿去用。记住啊，这个黑瓶里的是解毒药，黄瓶子里的是金蛤神水，啊，还有这瓶药水，洒在身上可以隐身。哪瓶是可以隐身的来着？不管了，碰运气吧。 这么近都没发现我，难道那瓶真的是隐身药水？只是会让身体僵硬？不对，我好像是变成了石头。啊，对了，这瓶其实是……哎，这瓶啊，叫化石水。 撒在谁身上，谁就能变成石头，能维持三四个时辰。你要是遇到野兽了，可以往他们身上撒。三四个时辰，我这岂不是要定上一宿了？ 大家走吧。是。总算要走了。他们这一夜到底在做什么？等等，怎么了，大人？草丛那边有什么吗？那个领头的蒙面人，那双眼睛，在哪儿见过？走吧。 就回来啦。嗯。啊，不对呀，你什么时候走的？ <laughs> 你走路顺拐。哎，小师妹，接住！哎呀，吃完这粒，你的妖气又能压住一阵子了。嗯。 压制妖气，那吃药好歹也得像个人样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我去睡会儿了。等等，二师兄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嗯？什么？你知道双刃剑吗？双刃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啊，偶然看见了一个传说。所以你知道是吗？ 嗯，略有耳闻。据说此剑本没有剑名，因其剑身极寒，剑血凝霜，落入三昧真火中都不红不热，因此才有人将它命名为“双刃”。我听说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个魂称的别名，叫做“不得好死剑”。真是个好名字。想当年，这把双刃剑。 是因为连斩三个大魔而横空出世的，执剑人一举成名，这剑也被吹捧成了降妖除魔的神剑。结果不过三五年的光景，那位前辈便连人带剑一起落入了一个大魔之手。从此，此剑双刃下亡魂无数。截至那大魔问鼎了北冥之位，此剑已被人当成了天下第一魔剑。三十年后。 那一代的万魔之宗被门徒背叛，死于此剑之下。双刃又落到那魔修门徒手中，又十年，十大门派围剿魔道，屠尽大小魔修百余人。此剑于是落入一位正道大能手中，兜转之后，再次成为了未道之利器。众人本以为尘埃落定，结果你猜怎么？怎么？ 一百三十又四年后，那位大能因道侣意外陨落，痛不欲生，用双刃剑刎颈自尽。从此，旷世名剑下落不明。啊！你从谁那儿听到的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啊？哎，问你呢。不吉利又怎样？这么好的剑，是我的了。 下来了，就刻在蒋经堂山坡的那块大石头上。让让，我大家不要拥挤，想看名单的依次排队。还别说，蒋经堂的那帮人，今天统一穿的这身白衣还挺好看。果然人靠衣装，连那个唐婉秋都像个人样。他今天的气色和心情好像都不太好。还有那个周涵正也是。 周寒正，他的眼神好像那晚领头的蒙面人。哎，前面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？这么多人啊！怎么这么高兴啊？谁看见了告诉我一声儿是少主，快，主亲自来了！真的呀？你看，少主亲自来了！真的吗？大师兄，擂台上那人，真是岛主。嗯，这么年轻。 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，一点也不威风，跟文弱书生似的。奇怪，怎么了？岛主不是一直闭关，连先是开市都不露面的吗？区区一个散修与弟子的比试大会，他出来做什么？ <laughs> 这事儿，估计也只有四师弟能打听出来了。哎，他又跑哪去了？ 没有啊，三排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。哎哎，结果结果啊！跑什么呀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看一眼大比名单。哎，对不住对不住。让我也看啊！我看这次大比，最后还得看张大森的。那是，我们张大哥在青龙岛可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我们小师兄就是不爱抛头露面，那张大黑私底下就被他削成碎炉渣了，他自己也没脸说就是了。 这些东西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张大森，哎，我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他也真不算什么。哎呦，可遇着知音了，谁呀这是？哎，这位道友，此话怎讲？对呀，哎，凭什么说张大哥不行啊？你给说说，你给讲讲啊？说说呀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哎，你们瞧啊，不是有十个擂台吗？分别要决出十个优胜者，之后我们这些讲经堂散修的优胜者。 才有资格进入真正的青龙岛大比，和青龙岛的内堂弟子决一高下呢。嗯，对呀。诸位再想啊，大家伙来到这个岛上也有五年多了，除了个别跑腿的，可曾见过那些内门子弟啊？嗯，没有没有。大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哼，内门弟子的资源与资质，都不是我等比得上的。 何况听闻有些资质好的弟子，在山间一闭关便是十年八年的不出来，日日殚精竭虑苦学不辍。那位张大森张道友，充其量也就是在我们这些人中拔尖罢了。要是遇上真正的，哼，有道理呀。不如我先跟去探探那门弟子的究竟，到时候也好叫师兄们有个准备啊。 还是在树上看得清楚。这帮内门弟子穿的那么白，跟披麻戴孝似的。岛主，煎鱼抬过来了，请。嗯。这么点儿路还坐轿子？ 哎呦，这岛主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和我家掌门师兄小时候一个德行？嗯，岛主，怎么了？ <sighs> 没事，走吧。哎呦，他看见我了，挥那一下手，势，我不要跟了吗？ 消失了！苍天呐，我恐怕是一辈子都练不成这样了，这得闭关多少年呢？哼， <laughs> 谁叫爷爷？ 树底下睡着了，人都散了呀。哎，那我也回去吧。哎，哎，么总觉得忘了什么事儿似的。 快来！你险些错过好看的。哎，哎呀，大师兄和小千又练剑呢，速度好快啊！二师兄，我什么时候能学剑呢？等你比剑高的时候，让你大师兄教你。为什么跟大师兄学？为什么不跟三师兄学？你大师兄是正经剑修，以剑入道的。 你三师兄的剑呢？是打架斗殴磨练出来的，不够正，力气太重。学了他的，你长大非得变成个横冲直撞的母夜叉不可。李云，嘿，还不让人说了？瞧见没有，小师妹，他这剑招是我扶摇木剑，剑意却走的海潮剑那一路。这样凉飕飕的功法，你们小姑娘家里学了不好，将来容易闹肚子疼。为什么会肚子疼啊？ 你长大了就知道了，你们女孩子家呀。李云，小师妹，给你看看什么是海潮剑。大师兄，小心了，大浪淘沙。哇！大师兄的剑气竟能将周身和剑身包裹住了，这是已经到凝神了吗？二师兄。 凝神是什么呀？凝神啊，就是将真元四散在体外，用神识附在剑身上。只有真元收放自如到能凝神的地步，才能进一步人剑合一，乃至于御剑而行。大师兄说不定真的能御剑了。看剑。 剑都断了，哼！ <laughs> 看来我每天得多加一个时辰练剑，不然就要差你一步了。 <laughs> 难得他这么笑一次，这才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表情啊。挺好，没长残。他要是在凡间，想必也是叫人看杀街头的人物了。 竟然枯草开花了！大师兄，这是哪一招啊？我第一次看见剑招还能开花的。你们再看。哇，满墙都开花了！ <laughs> 这就是第五式“返璞归真”里的一招，叫做“枯木逢春”。 <laughs> 哇！大师兄真棒！又来了。 原来是这招，怪不得一直攻不攻、守不守的。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这鸡肋能干什么用？闹了半天，是打完以后放花用。的。废话真多。哎，头发都给我打散了，得给我梳上。行，水康，今天落日之前，你要是能诵完十遍《清净经》，我就将本门剑法的起手式演给你看。 不是剑法啦，那什么， <laughs> 只是起手式啊。起手式也是剑法，我这就去诵经。 <laughs> 二师兄，起手式不就是扶摇木剑法，强身又健体那些吗？没错，通气还活血，活到赛神仙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那小师妹看了还不给气哭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你就不能轻点儿？头皮都给你拽麻了！ 要不换人？不用不用，你继续。又磕飞了，老如果以后在扶摇山上，每天也能这样热热闹闹的，日复一日的长生，也确实是三生仙了倒是也不求门派显赫，只要顺顺当当的把列祖列宗的心血传承下去。 出去不受人欺负就是了。掌门，这次是我徒儿不懂事，还请掌门。不用替他求情了，李云，规矩你懂的。啊，掌门，这只是弟子之间的小摩擦，我也觉得。李云，你少说几句。 扶摇派的规矩不能破。程潜，把李云那个不成器的徒弟带去不知堂训诫。你办事最公允。是。想什么呢？哎，那么高兴。等以后回了扶摇山，咱们也收徒弟了，也可以每年举办一次门派大比。 到时候谁的徒弟输了，谁就带着徒弟们一起去刷碗。擦！童钱，你你是想把我揪秃了吗？你早该秃了。哎，小贤，明天第一场就有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多久能赢啊？什么？明天第一场？童钱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啊一会儿去我那儿挑把趁手的剑，大比不比平时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拿着一把木剑直接上去。 听到没有？嗯，你怎么想的？需要我赢到底吗？难道我说一声，你就能横扫蒋经堂，脚踩青龙山了？也不一定能赢。不过你要是觉得需要，我肯定会竭尽所能的。竭尽所能？你这是真打算拼到最后一口气吗？ 小千，说好了。哎呀，小千，你又找死！哎呀，二师兄，我把经书……啊，大师兄，怎么了？你们这是？我回屋照镜子去。我就是看你变出来的花，不用有点浪费。 所以才脑袋两边一边一躲。 <laughs> 小钱，你快回房吧，兴许能躲过一劫。嗯，小畜生，亏我还出什么事了？要是我没记错，钟声好像是警告，古生则是调集内门弟子御敌。怎么？莫非是什么人胆敢侵犯青龙岛？我去看看。水坑，过来别乱跑。 我去找人问问。这时，等等，真人，你，唐婉秋，你们跟我走。我奉岛主之命，今夜送你们离开此地。前辈，不要回扶摇山，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是扶摇派的。 乔渊，剑顶肩膀一用有破绽，所有兵刃一起上，小心！青龙岛主到，顾元雪，百年不见，你这青龙岛主风光不减呐。 回荡在东府和山道，祸害过多少无辜？竟卷玉虫花鸟，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。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仇抄被师妹山间追着跑。忽而秋风雨飘摇。 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，有种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神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人和妖，自在惬意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白鹤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，少年人已经自比天高。 身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经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尽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此去扶摇直上。 诸多欢喜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心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逆行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自去扶摇直上。 回身再看，只道苍茫。